课文二，在家。你一直玩电脑游戏，作业写完了吗？都写完了。明天不是有考试吗？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？我早就复习好了。那也不能一直玩啊。生词：一直，游戏。 作业，着急，复习。